第二十三集，最后还是林和熙再三向他保证，不会再与他有任何亲密的肢体接触，只差没有立下亲笔字据，尤虫这才冷着脸作罢。他借尤虫的手机回拨给杨卷，在电话里让对方也替自己报了英语六级的考试，又从自己的手机上转了报名费给尤虫，再由后者代为转交。老实说，他其实不太想报。 只是辅导员三番两次在群里催促，甚至还单独打过电话给他，明令要求四级考试通过的人都必须要报。被辅导员的电话催得心烦，左右一想，不过也就是多交几十块报名费的事临到头来也不会真的去参加考试。林和西才答应了下来。毕竟四级考试当天，拿着他的身份证和准考证出现在考场里的，并不是他本人。 至于他的四级考试会高分通过这件事，追根溯源还是要从宁南说起。当时学院领导强制要求每个人必须报名，林和西交了报名费，却不打算去考试。考场号与座位号出来以后，他恰好和宁南分在同一个考场的邻座。宁南不仅要考，还意图要在分数上作假，请人替考会有被发现后受到处分的风险。 宁南退而求其次，决定找人给林和希替考，再借由两人座位的优势，在考场上作弊。替考失败的处分不过是取消本次和下次考试的机会。以林和希的英语水平来说，他大概永远都用不到那些机会，因而也没做多想，就直接将自己的证件给了出去。不想那人非但没有被发现。 反而阴差阳错的替他高分考过了四级。收起零散思绪，他挂掉电话，将手机还给油虫。对方果然满脸探究和质疑：“你的四级过了？”林和熙闻言微微挑起唇角，答非所问：“你不相信我能过？”油虫轻嗤一声：“切，那你告诉我。” 你怎么过的？林和熙言简意赅。别人帮我考的。尤崇果然不再搭腔，面上掠过一丝淡淡的厌恶。林和熙看在眼里，也没有多费口舌去解释，只在心中懒懒散散的想：尤崇对他的印象，大抵是又差了几分。显然极其反感这种行为，对方甚至不愿意再多做停留。 起身解开系在长椅扶手上的狗绳，语气冷淡地朝他告别，然后牵着昏昏欲睡的阿拉斯加离开了。林和熙的话确实再次将尤虫对他的看法打回原点。傍晚七点回学校上选修课时，杨卷突然在微信上转给他一笔账，问过以后才知道，原来是对方报名时记错报名费的具体数额，又将多出来的退给了他。 尤虫略微扫了一眼，发现杨卷退回来的钱是双倍，想要提醒对方，又见他发过来一条语音消息：“这是双份的钱，我没加林和熙的微信，还有一份你替我转给他吧。”仅仅是看见名字就令人心生不快，尤虫沉了沉眼眸，将林和熙的那份钱转了回去。坐在旁边的周轩听得清清楚楚，语气愕然。 你们什么时候还欠了他的钱？尤崇道：“杨卷帮他报了六级考试，这是报名费里多出来的。”周轩满脸不可思议：“他这是今年还准备去找人替考啊？”尤崇顿了一秒，还是问道：“你知道他去年找人替考的事？”周轩冷哼一声：“哈，毕竟学校里谁不认识他林和熙呀？事后消息传到他们院的领导耳朵里。” 也是看在您家面子上，对宁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没有采取任何处分措施。尤崇道：“宁南。”周轩点了点头。对，替考是宁南找来帮他作弊的。不过，他又面无表情的补充：“替考是谁找的都不重要，毕竟宁南和林和熙就是一伙的。”尤崇神色复杂且心烦意乱。 眼前掠过下午林和西那张不做任何辩解的脸。晚上睡觉前，杨卷发了微信好友的请求过来，林和西加他为好友，从他那里收到了对方退回来的钱。稍稍思考就能明白过来，多半是尤虫拒绝了替他转账给自己的要求。林和西将手机摆在床头，关灯躺下来的那一刻，他突然记起来。 医院里开的伤药还放在油虫那里没有拿。手臂上的纱布和药是三天一换，到第二天晚上时，林和熙穿着睡衣和拖鞋上楼去找油虫拿药，油虫不在，门铃响过很长时间没人来开门，只能隐约听见大狗在门里抬爪蹭门的零碎动静。林和熙低头拿出手机给油虫打微信语音，后者没有接，当然。 也不排除对方是故意不接或是不想接的可能性。打定主意要等尤冲回来，他在门边靠墙的地方坐下，举着电量充足的手机刷短视频。好在他运气还不算太糟糕，大约半个小时后，尤冲就回来了。瞧见他垂头坐在门边专注地玩手机，尤虫的目光悄无声息地滑落在他那两条弯曲交叉的腿上。 与白天里将两条腿裹得严严实实的牛仔长裤不同，林和熙穿着宽松肥大的家居短裤，两条肤色偏白的长腿大喇喇地露在空气里。短裤边角甚至因为他随意懒散的坐姿，已经上缩到大腿根部，黑色内裤的边缘在视线内隐约可见，简直丝毫不知道收敛。皱着眉头挪开目光，油虫停在他面前。 有事？林和熙神情讶异的抬头，你在跟我说话？尤崇道：“这里除了你，难道还有其他人吗？” <laughs> 没有。林和熙耸耸肩膀，我以为你会目不斜视的越过我开门进去。神色难辨的扫他一眼，尤崇又问：“等多久了？” 林和西眼中的讶异更深。假如不是他清清楚楚的记得，昨天下午他们最后是不欢而散的，他几乎都要以为他们的关系已经突飞猛进。黝黑的眼珠轻转，林和西试探般的低声叹道：“唉，等了很久。”尤冲不气反笑：“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才刚来没多久。”林和西闻言。 好看的眉眼间浮起浅浅的笑意来。 <laughs> 半个小时也有很久，我的腿都坐麻了。他尝试着活动屈起的双腿，神色自然的朝油虫伸出右手去，拉我一把。说完，见油虫仍是站在原地毫无动作，他才恍然记起来，自己似乎昨天下午还向对方亲口做过保证。 林和熙又要将伸到半空里的手缩回，油虫却已经先一步回握住他的手，稍稍用力将他从地面上拉了起来。这一次，林和熙眼也不眨地望向油虫，毫无保留地露出了自己脸上的诧异神情。